各大工会的会长都在旁敲侧击的互相打听着意向，反倒是嘉王朝，这个本该是兴欣最直接对手的一方，这时显得特别沉默冷静。陈叶辉除了开始和几人打了几个哈哈后，就一直冷眼旁观。陈叶辉比起他们可有底气多了，因为家事方面应付挑战赛没多大压力。 所以，这个奖励必然丰厚的活动，俱乐部也是鼓励选手们来参与一下的。陈夜辉现在看到这些工会又要联手为难叶秋他们，心中暗笑。让他们去和叶秋较劲儿，自家工会在旁安稳的刷任务，成绩还能不好？不过，很遗憾，陈夜辉低估了其他会长的智商，这一点他想到了。 大家都想到了，所以这时一个个说话全都小心翼翼，联合的事都是很随意的在那说。很显然，所有人都想挑的其他人联手合作，然后自家坐收渔翁之利。所有会长想一块去了，这事儿当然就搞不成了。一个个狡猾狡猾的互相周旋，半晌没弄出点名堂来。 直至纷纷反应过来，自己在做的事儿也是别人在做的，这样下去哪会有个结果？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沉默，最后竟然不了了之了。这让一开始就冷眼旁观的陈夜辉倒是颇有失望。不过他手中有棋，心中不慌。工会这边的组织，他基本都交给手下们去弄了。 他则是忙前忙后的给战队选手们武装着角色，这种需要互动的活动，再用职业角色就太不低调了。到时五十人图里会发生什么场面也不好讲。都是粉丝倒是便宜，没准不用抢，人家就把袜子送上来了。但要万一都是仇家的粉丝呢？陈叶辉精心准备了账号。 又把这一页研究到的有关这活动的一些情况向战队那边介绍了一下。星星方面呢，这一早众人起来后也开始了解这活动的情况。他们这些有志向的都不会浪费一共只有九次的任务机会去做试探，当然是先从已经做过任务的玩家处了解。了解完情况后。 星星几人相继也就上线了，各大工会的高层纷纷以“狼来了”般的惊恐传递着这个消息，甚至有人下意识的立刻就去查看榜单了，好像星星的人马一出，榜单立刻就会被扫荡了似的。目前的榜单，工会方面是轮回工会领先，个人和队伍方面排名就不是很明确了。 因为每人每队三次机会的话，拿全所有袜子也不过六十双，制造差距的空间相对较小，所以导致目前榜单上成绩雷同的人和队伍特别特别多。个人方面，拿到袜子最多的仅仅是十六双，一大堆人拥有这样的成绩。队伍方面就显得强力一些了。 成绩出色的多是俱乐部工会的队伍，目前最高是三十一双。以上都是七十五级的榜单，大公会更重心的也是这个榜单，因为从常理上来说，奖励和等级肯定是相对应的。那当然是七十五级这个等级的装备或是材料一类的东西最受人青睐了。兴星的人都上线了。 马上就要出现逆天的成绩了吗？而这个时候，他们也陷入了一种纠结当中：是投入人手现在进行活动，去和星星的人产生碰撞呢，还是先行回避，就让星星的人自由发挥，我们也换个时间段去努力呢？由于没有促成什么联合或同盟，和星星碰撞，各工会都是严重的信心不足。 纠结来纠结去，最后还是一咬牙，多少派点人手吧，至少不要让星星那么轻松嘛。星星方面，经过两天商讨，最后也做出了方案：十人，先由魏琛带乔一帆、陈果、罗吉和安文逸组了一个五人组。陈果他们不具备职业水准，单兵作战的话，和普通玩家也没什么两样。 而且安文逸的小手冰凉是治疗职业，这铁定是要找队伍的。所以最后三人索性全凑在一起，魏琛带队，再辅以谨慎的乔一帆，队伍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五人以外，唐柔和武晨被安排了自己活动，至于莫凡，压根没人安排他，自己就做主了。 他可没把自己当成是团队一员，还要去服从叶修调配。再之后就是叶修和包子两人组了队。小队参加，并不要求必须五人，两人、三人、四人都可以。不过人少，系统也不给什么优惠，这样参加显然是吃亏的。不过想想包子同学稀奇古怪、稀里糊涂的。 让他自由活动的话，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贡献？所以，索性叶修就把他带到一起了。组队的组队，单人的单人，各自准备完毕后，相继领了任务，就传送进活动地图了。这圣诞节总是有和雪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于是这次的圣诞活动地图是清一色的雪图。这一传送完毕啊！ 所有的人屏幕上顿时都是白雪皑皑，只不过有的是雪后阳光初晒，映照在雪地上特别炫目刺眼；还有的雪正飘着，而且有大有小。叶修和包子两人就赶上了大风雪了，鹅毛般的雪花漫天飞舞，就在身边的角色一时间都有点辨不清对方方向了。哎呦，风好大！ 连移动速度都有受到影响了。叶修用君莫笑走了几步后，立刻有所察觉。这又是荣耀对战地图一个复杂的地方了，会影响到战斗的不只是地形，有时还有这地图的天气。啊！你说什么？这时，叶修就听到包子大着嗓子喊了一声，他游戏里听到不意外。 但屋里所有人都透过自己游戏的场景声音，听到了游戏外包子这极具穿透力的一嗓子：“这么大声干什么呀？风大，听不太清。”太入戏了，叶修无语。这大风雪的地图是不断有着呼呼的狂风音效，结果这包子就像风中说话一样喊起来了：“开始找袜子吧！”啊！ 往哪边走啊？随便了。袜子随机刷新，不给位置提示，所以一开始只能胡走乱撞。而且这刷新也不是一上来就把二十双袜子全丢出来，开局仅仅刷新一半十双的袜子，接下来的十双会在半小时内在时间和位置上双向随机刷新。 不过，这刷新至少系统会给个提示，不会让玩家太过于抓瞎。就是现在，地图上共有十双袜子，也是有显示的。被人拾取掉一双后，数目也有随着进行更新，让玩家及时了解袜子动态。当二十双袜子全部被拾取后，系统会开始一个一百二十秒的倒计时。 一百二十秒内没有发生变化的话，该回合活动结束。活动地图中战斗死亡不掉经验，不掉装备，但袜子是百分百爆出的东西。角色自身在死亡满二十秒后，在复活点满状态复活。不过，随着死亡次数的增加，复活所需时间也会越长，以每次二十秒的时间递增。 为了丰富活动趣味，地图上除了袜子，也会随机刷新一些道具来帮助玩家。目前已知的，像没有冷却的药剂、隐身斗篷、可以移动更快的雪橇，还有可以装袜子的包装盒等等。这些东西的刷新就不会有什么系统提示了。地图并不太大，否则要在地图上找东西就太辛苦了一点。 叶修和包子这图目前刷出的十双袜子都还健在，尚没有被人拾取。两人很快就连续遇到了数位玩家，不过袜子还没被拾取，自然也就不会引发争斗。袜子被拾取后，何人捡到同样会出公告，而且每个人拥有多少袜子也会有清晰的列表及时更新。 叶修和包子上还一无所获的时候，终于出现了开剧以来的第一条系统公告：玩家木盒先拔头筹，率先得到圣诞袜一双。木盒，我们去找他！包子大声说着，在他看来，找一个人总比找一双袜子简单多了，尤其他们这图。 这么大的风雪，地面几乎都得角色蹲下才能完全看清楚。这袜子谁知道是怎么放置的？万一是埋在雪里就露个尖儿，那就这样走着就太有可能忽略掉了。分头去找，叶修终于做出这个决定。发现目标先打招呼，不要轻举妄动啊！明白。于是两人分头行事。不大会儿。 叶修没从游戏里，却从游戏外听到包子的声音。前面的人是木盒吧？是木盒吧？对，我就找你。刚才你捡到的袜子交出来。唉，位置。叶修泪流满面给包子去了信息。这家伙居然和木盒打招呼去了。自己是让他发现目标后给自己打招呼啊？ 这样的奇异也就包子能理解出来。包子很快回复了坐标，叶修一看倒也不远，连忙调转方向朝那边赶去。哎呦，不是一个人！这时叶修又听到包子的声音。当然不是一个人了，两人进的是组队活动场，绝大多数玩家都是组了五人队进来的。 有落单的，那也是在分头行事罢了，哪有真一个人的？小心些，叶修提醒。其实以包子现在的实力，普通玩家五个应该是应付得了的。但是包子不能以常理揣度，他有可能搞出连职业选手都看不懂的操作，当然也有可能莫名其妙输掉不该输的战斗。哎，这时。 叶修又听到包子大声疑惑了一下。